如果我当年没有放弃女娲计划呢？如果我当年果决一点，敢像林静书一样一意孤行，把女娲计划推行下去，是不是内战就不会爆发？第八星系的实力也远远不是现在这样，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像现在一样，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兵行险招？也许这个世界…… 不需要一个畏首畏尾的人在前领路。全道部禁非航航天空器一概不许离开。让你公明注意，跃迁网客运程通讯线用。地面所有武装，包括后勤保障部队、医疗保障队、地面安保部队，全天候待命。各位同胞，你们好。第八星系独立政府办公厅主任，相信大家都知道。 近日来，一场艰难卓绝的战斗正在天然虫洞区进行着。有陆总长和雷总率领的第八星系的英雄们一起。怎么这段时间都自己先跑路了？放屁！我们不可能那么做。再告诉大家一个鼓舞士气的消息：我们的陆总长已于不久前秘密前往了第一星系。哦，原来陆总长去的趋势看来，人工智能是打算和我们死磕到底。但请大家相信。 在陆总长的带领下，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。陆总长万岁！万岁！必胜！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二十三期。 先生让我模拟十大名剑的作战模式，供大家从敌方角度判断战局的方式还是很有效的。白眼狼，刚才救你的可是我！哼， <laughs> 臭美什么？我要是死了，就该换你来当诱饵了。反正我这辈子不虚此行，你就不一定了。女朋友都在个人终端里的第十位队长。哎，贝尔兄，你不觉得星际暗杀团和死宅两种属性并存，听起来像个变态吗？贝尔将军，看不出你是这种人啊！我一直以为。 你和我一样，追寻统帅的脚步，走禁欲系的正人君子路线呢？你们这些贱人，真是看不下去了。刘元忠，阿纳金不在，你又见缝插针的来这套，我们中间就必须有一个马屁精了。说起禁欲系和正人君子，事实上先生并不闭嘴。啊，话说统帅。 我其实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。诸位小心，对方突然收缩战线，他们的弹药储备恐怕不充足了，可能要孤注一掷。看来我们的消耗战还是有效果的，毕竟是第八星系的主场，他们肯定……你们也和纯军带队冲过来了。他们释放了大批小机甲，注意闪避！狗急跳墙了吗？我被控制了！瞄准成烟武器库，开火！重甲车。 小心机甲尾部！一下白，护卫队十五架机甲被敌方控制。站住！看金狮魔撑起防护罩是，接管金狮魔。你接管十五架被入侵机甲。我我没有看错，统帅直接远程接管了十五架机甲。我靠！原来传说是真的，什么传说？你们啊！已捕捞图兰卫队长，现在生态三胡兰死了没？我没问完呢。 没问完，死不瞑目啊，统帅！一个能在第一时间听懂所有荤段子的男人，到底是怎么常年保持一副不与龌龊世俗同流合污的姿态的？不知道，可能是长得不像人妖。 <laughs> 我还没跪呢，给我放一架备用机甲！全军被击落，我的机甲成员耗尽，准备脱离。总渊被白银六包围。 火力攻击！你说还有多久？三小时。统帅，再给我们三小时，保证全部安装完毕。所有人，再撑三个小时。是是。 部署，毕星，第九军区最外围的跃迁点全部清理完毕，主机已经被隔离了。好，第五星系中央军做好了全面开火准备，要抓住他了。主机与跃迁网断开，想飞离封锁区至少需要二十个小时，它的耗能极大，在封闭空间内很容易被搜索到。明白，给我搜，是加速甩开它，是。抱歉，陆总，我们当时人手不足，情况太混乱了。 的武器储备，甚至连舒缓剂都不够用了。很多兄弟都，我们这些人被人工智能镇下了精神网。当时他们急着入侵第八星系，无暇清理我们。是乎是哈瑞斯先知赶来救了我们。不用客气，为了生命和自然。 <laughs> 那我也不会批准你合法传教的。你们反乌会有前科？地球时代刚成立时，不也都是温和的环保派吗？不过。 你从第八星系出走的时候没有出卖我们，我相信了。你一直都信，不信的是林将军。没关系，他信我就够了。总长，其他联军部队正在赶来的路上。看来我们是最早赶来的，可以在这守株待兔了。总长，第九军区已经成功隔离。好，围住他，准备跃迁，前往第九军区。是。小心走。 没了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不是已经攻城成功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沃尔夫的主机不在第九军区？还是有多个主机？不会啊！我们实验建模的结果表明，只有一台主机。问题出在哪儿了？你们思路没问题，建模没问题，计算也没问题。闪击粒子炮，分散拉开，轰炸中心！啊！ 总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问题在哪儿，托马斯？总长，实际问题不是考试时解的应用题，任何不厉害的问题都有可能出现。比如你们的多层加密，也许已经被人工智能入侵了。现在这个虫子的数据驴唇不对马嘴。再比如，你们用来建模的第一星系星际航道图，一定准确吗？万一有联盟军也不知道的秘密跃迁点呢？你们根本。喂，托马斯，根本什么？ 根本就错！主机的存在方式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。历史上记载，旧星力时代的超级人工智能主机会以地面或太空基地方式存在，但新星力时代的就一定也是吗？主机根本不像你们想的那样在一个空间站上呢。它难道不可能是多个空间站的族群？难道不可能以更另类的方式存在？如果是那，借我的前提不是错的，小农场？ 无人知道该怎么办。这一切都是孤注一掷，哪来那么多 Plan B？如果问题出现在超纲的部分，那将会有无限种可能性。就算能把所有人都重新召集在一起，还有什么办法再去锁定主机？就算有，还有多少时间去执行、去解决？十大冥界入侵第八星系已经多久了？七天、九天、十天。 星恒还能等我十天吗？第八星系还能再等我十天吗？如果我当年没有放弃女娲计划呢？快！我的机甲能源耗尽，被动能源被炸毁，换小机甲，先脱离火力点。先生，您的指挥舰状况也不乐观，恐怕支撑不了多久。化整为零，所有人分散转移到小机甲。 放弃指挥舰，当心先生，您离敌军太近了。我知道，继续分析他们的作战路径。补给舰来了，做好最近准备。不公，补给舰被人工智能入侵了，自爆！快跑！启动保护紧急。等一下，我的。 戒指！见鬼了！他们那破环岛系统还要多久啊？战斗加速，开到最大，切到人工智能军团中间。先生，我们被龙渊锁定，五分中，快！白银六，包抄龙渊。当心他们的粒子炮干扰您的航道。龙帅，小心导弹！卸载武器库，引爆。 回战，困住龙渊，白六，把龙渊逼到死角，使劲揍！龙渊被击落，你吓哭我了，统帅！我没空给你顺毛。自卫军，报你们的战损情况。统帅，众家几乎全毁，补给跟不上了，只有小机甲，但容量有限。 下足够的弹药和能源。刚才那一波紧急补给，还他妈被人工智能给截胡了。弹药和能源耗尽的机甲后撤，跟在还有战斗力的队伍后面。统帅，不行就自爆，跟他拼了！对，轰炸一个是一个，也要拉几个垫背的。闭嘴，让你们死成路障的意思是战死，不是送死。撤回去，统帅。我。蓝一方面在收缩兵力，判断弹药库存。白儿，支援。统帅，追不上了。统帅，四维军再库。 人工智能又追上来了，我为机甲掩护。这林帅的笔记是林帅与赫尔斯亲王的最后一战。等等，别说话。 务必要确保这一点，休伯特，全人类的命运都在你手里。不管到时发生什么事，赫尔斯亲王不消失，绝不能打开魔盒。当年他们诱捕赫尔斯亲王时，负责封闭沃托的就是伍尔夫本人。无权限框架的人工智能，最后一定会变成我们的敌人。给我第九军区的信息航道图。是。第九军区是第一星系最靠近第二星系的区域。当年封闭沃托的是伍尔夫，如今。 封闭第一星系的还是我。组长，怎么了？测试结果显示，主机就在第九军区。老部署已经清理了第九军区最外圈的跃迁点，但是主机没有被隔离，说明它虽然在第九军区，但不在隔离圈内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副司令炸错跃迁点了？不是，那都是机甲按航道图自动锁定的，不可能手滑呀。因为第九军区最外围的跃迁点不是我们锁定的这一圈，这里还有一个。等等。 那个跃迁点属于联盟跃迁网上的关键点，连同一二星系，阻击自由军团的时候，不是已经被炸毁了吗？被炸毁的跃迁点丧失功能，可它还在跃迁网上。总长，这种人来人往的关键交通网，要真是炸完了以后一年半载就能修复，第八星系怎么可能封闭百年？只能从天然虫洞区进出。跃迁点沟通时空，同时也是远程通讯网的一部分，但这两个功能所需的能量不是一个等级，对不对？这，确实。都跟我走。难道你们现在还有别的办法吗？ 赌一次吧，赌什么？陆老师，赌当年亲手封闭沃托，炸开新兴力纪元开端，沉潜三百年的沃尔夫元帅，并不是一个单纯想附身在电脑里千秋万代的无脑反社会。隔离了林静书，虽然让自由军团的芯片帝国无法降临，但也让其他星系等不到救援。世界五年一翻身，六年够人类毁灭一次的了。 他应该不会想不到这一点啊！组长，目前我们身后的追兵太多，你先走，我们来牵制。白应三断后，是是。谢了，兄弟。攻势上慢，来呀！其余人紧急跃迁。 人工智能军团又跟过来了，人手不够，能拦截的追兵有限。还没有。下一批的追兵由我们来拦截。第一星系边境守卫军，帮您断后，路，总长。大家小心，其余人紧急跃迁。甩开他们了吗？似乎还没有。留给我们我们属于第二星系中央军，总长您先走。谢了各位，过不去，我们走。好，紧急跃迁。 我们已经抵达第一星系边境，只剩下我们了。总长，跃迁点依然有微弱能量波动，应该还有少量人工智能军团。我们以后还能合法传教吗？陆老师， <laughs> 做梦！除非我下台，好吧。那么，陆老师，星际海盗反乌会为您断后，为了生命和自然，拦住最后一批人工智能追兵，开火！是。 我不休，紧急跃迁！统帅，师长带着机甲军冲过防线了！跃迁拦截！统帅，第五军空中陷埋了！还真要死撑路障吗？还要我再和陆地星交代一次吗？我们连武器都没有，怎么打？ 新型半导系统架设调试完毕。收到。撤。是。自卫军白银十卫全体跃迁撤退。人工智能军团，沿航线追过来了。欢迎来第八星系当炮灰。 太牛逼了！我操，赤霄瞬间就化成灰了。第八星系到底还有多少神仙操作？这个呀，从第八星系封闭那天就开始搞了。听说之前实验效果不理想，今天死马当成活马医才拿出这么个半成品。没想到还过得去。这这这叫还过得去？各位卫队长，这是以星系为单位的反导系统，它诞生于寸草不生的北京贝塔星。 想不到第八星系能有如此规模的反导系统，太惊人了！佩服佩服，第八星系实在让我们刮目相看了。那你们是不知道，这都折腾多少年了。唉，红霞星被反乌会袭击后，陆总的学生里面有个小女孩，就是通讯频道里的这位，提出了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妄想。这么久了，这个兴师动众的大工程一直来回碰壁，这是陆老师的功劳。我听人说啊。 他们除了花钱就没别的成本。第八星系紧巴巴的财政，最大一笔支出都贴给了他们。要不是有陆总替他们顶着压力，大概早就搁浅了。报告统帅，指挥舰武器库和备用能源装载完毕。现在已经到了看风景的阶段了吗？诸位，白银十位，第八星系自卫军，各自整队集结，返回战场，彻底消灭人工智能军团。是是。 总长，我们已抵达被炸毁的跃迁点。你们看，那个是人造空间站。难道那就是？啊，是主机！我们找到主机了！太好了！陆总，我们现在就炸它！靠近些，不要妄动。扫描这个空间站，分析它是否带有反导系统。是。总长，空间站上有严密的反导系统和防护罩，幸亏我们没有。 等等，检测到不明物质，空间站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埋伏的机甲武装？不是，是非常大。我们已经进入对方反导系统的防护区域内，他在要对接密钥，否则会把我们当成敌人处理。退后，护卫舰都退到反导区域外。反误会的霍普说过，他打开人工智能沃尔夫用的密钥是什么？谁还记得？是个，什什么花来着？总长，是种子。 入总，推开！我们团长已经锁定了解缆导弹。等等，儿四千万不小时，绝不能打开魔盒。输入魔盒。警报解除。警报。精神我给我，你们降落看看。陆总，那我……护卫舰在大气层外守着。如果事情有变，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你们就直接向空间站开火。 万一有一枚导弹能穿过反导系统落地，我们就赢了。陆总，万一这个词可不吉利啊！ <laughs> 万一否极泰来了呢？这个地方看起来真恐怖啊，连只蚂蚁都没有。你们看，那些全是导弹发射点。我的天，这么多！幸亏刚才在大气层外面没有开火。 要不我们肯定被炸成渣了。这个冰冷的机械帝国，像极了当年臭大姐的基地，只不过看上去更加胆战心惊，望而生畏。先待在机甲里，扫描一下周围环境。气压和空气成分适合人类生存，无有毒有害物质，引力大约是沃托的零点九倍。四周没有机器人和摄像头。总长，我先下去探一探路。 看到了机房的目标，走。嗯，这还有电梯。总长，有道门。哎，你们看，门上雕的是什么东西？是郁金香。总长，电子门锁是加密的。我来。副总长！总长，小心！ 没关系，没有呼吸和心跳，我听见了。真人等身的三 D 人像，啊，是林格尔元帅。这儿还有一行字。要是每一次暴风雨之后，都有这样和煦的阳光，就让狂风肆意的吹，把死亡都吹醒了吧。自由宣言万岁。 休伯特·伍尔夫，这个签名好像是手工凿刻的。是否启动休眠的跃迁点？什么？休眠的跃迁点？空间站下面的高质量不明物质，什么意思？难道是？去启动机甲，我们准备撤退。是。 您的笔记里写，二十岁的沃尔夫就说过，无权限框架的人工智能，最后一定会变成我们的敌人。你没有写错，对吗？启动跃迁点。是。啊！撤！快撤！组长，电梯被锁住了，让开！哎呦！快走！机 <laughs> 甲，阻拦我们！收到 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自爆程序，全体撤离！护卫舰，跟上！飞站， 是轩辕，下一步怎么做取决于我接到的命令。此时我赢得这场战役的概率已经非常小，已经可以判定任务失败。继续打下去也只是消耗己方武装储备，一般会考虑放弃。但如果我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第八星系，必要时可使用非法手段，我就了，有援助，胡兰，给我打配合，开机甲刺进去，炸了他！贝尔，不要冒险。我就会采取自杀式袭击方式。 我上去就冲过来了！哟，么来！第一星系的机甲不要钱吗？贝尔，小心，你要被夹击了！操，上不车了！贝尔，撤回来！来不及了，管一六，救人！小万，贝尔，你怎么啊，我还活着呢。那个大家伙不对劲。统帅，那帮机器人停火了。不是停火。 似乎更像是惊以死机了。小心有诈，保持阵型，随时准备开火。你们看，他们把阵型散开了。各队注意，轩辕正在单独靠近我方阵营。这是什么毛病？是要缴械投降了吗？看来是第一种情况。战撸，你们人工智能都这么没细节的吗？是的，非常抱歉，李将军。 如果不满意，建议以后生产人工智能时调整我们的初始设定，完善人工智能的鱼死网破功能。你我，哎！一星知到底还有多少人工智能？妈的，为什么怎么打都打不完？保持阵型，只对侧翼攻击。将军。 入对方精神网，还疑似火力掩护。是。大家停火吧。入侵精神网成功，控制他们的那个超级人工智能消失了。金队长，你说什么？ <laughs> 我刚才把衣服，我都准备启动自我重序，跟他们同归于尽了。了我们赢了已确认，人工智能沃尔夫的主机已销毁，销毁了。我们，我们赢了。向月天点发送请求，架设远程通讯网，向全体人类邻军发送信息。来自各星系的战友们，我们胜利了！ 什么？工智能的主机被销毁了，我们赢了。遗书录制尚未完成，是否保存？删除吧。各队保战损情况。第一编队全军覆没，二编队三人存活，第四编队仅剩一人，三编队失联，正在搜寻。等啥？ 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家了？尽快休整吧，我们还有六年的航程才能回家。纳古斯统帅，你快看星际航道图！好，一个，一个新的，新的跃迁点！第二星系跃迁网前接触。纳古斯统帅，我们真的可以回家了！各位战友，新的跃迁点出现了，我们也在路上了。我的第三星系！ 统帅，敌军通讯请求。接，你好，林将军，我接到天然虫洞区外大约四小时十分钟以前的信息，我的主人消失了。啊！轩辕他们这种精密的机甲盒经不起太大改动。 所以它应该还是权限框架下的人工智能，主人应该是人工智能沃尔夫。人工智能沃尔夫消失了。陆总，他们真的找到了主机星系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所以呢，雪原。所以，我要投降。 部门的各位同事们，我们赢了，我们守住了第八城市了，青叔，我们成功了，陆老师，我们没有辜负你和你的拨款。远征队全体注意，所以我要投降。收到前线消息，我们胜利了。同志看到直播了吗？我们赢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就知道我们一定能赢。 机甲能源耗尽，请尽快替换备用能源。机甲能源耗尽，请尽快替换备用能源。防重力系统失灵，防重力系统失灵。你们醒醒，醒醒！陆老师，陆老师，陆总长，陆总长！我不行。成功了，陆老师，坚持住，我们马上就到。 芯片人马上就要攻过来了。听说第三星系那边抢救出一个芯片专家，正在尽全力修复芯片干扰技术。也许有一天，他们真的能研究出芯片干扰技术。唉，可惜我们第二星系等不到了。诸位兄弟姐妹们，清点一下自己的导弹，尚有火力的请过来集合，炸了基地。队队长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据点了。照办吧。 这时候还躲在基地不敢出去接受芯片的人，心里都做好了这个准备，死在这儿也比违心的给海盗当顺民强。队长，等等，什么情况？芯片人怎么乱了？援军，第二先是中央军是我们的人，看来没机会集体自尽了，那就整理武器弹药，和中央军一起反攻。是，冲啊绝对相信。 不到三百年，联盟就被伊甸园死死困住，管委会一手遮天，军委示威，兔死狗烹。沃尔夫以老迈之身，拖着千疮百孔的自由宣言，点燃了一根引线。他有心收拾，但岁月已经不允许他孤独的在这个世界上滞留太久。 老了，也软弱了，做梦都想回到那一片黑玉金香之海。